用功的人很多，都在用功。每一个人用功的情况不一样，有深有浅，有生有熟，都不得一样。达到第六个期了，还有。 的人呢，对禅宗这一法认识不够，信心不足，啊，呃，一直到现在不得其门而入，这个都不奇怪，特别是禅宗这一法。 对于某些人来讲是比较有困难的，怪不得人家说禅宗禅宗啊，这个难行道，而不是像念佛法门，这念佛法门称为易行道。 当然，谈那个，谈这个男行道、与异行道，就是说，一个是魂超三界，一个呢是术超三界。魂超三界，那 <clears throat> 爬竹竿一样，这个老鼠啊，爬竹竿 想出来，哎，怎么出来最便当呢？从旁边咬一个洞出来，哎，就便当了。那你要说我这个猪肝有那么长的，有一节一节的都要咬通，从从上边爬出来，这就费力了。再说这个南行道。 <clears throat> 那个难子语义是在人，不在法。你说这男星啊，露祖大师，一文千物那多容易啊！他也没念过书，也还不认得字。 也没有住过禅堂，他他根本就没出过家呢，他还是个在家人嘛，啊，根立啊，所以一问就开悟了。 <coughs> 我们今天衡量衡量自己，是不是那个善根立志的？不是善根立志的。 所以呢，现在的禅宗呢就讲用功了。这个用功呢是对什么人讲的呢？就是对中下根人讲的。陆祖大师讲的无此法门，不论禅定解脱，唯论见性，那是符合。 禅宗的宗旨，禅宗的宗旨呢，就是知止人心，明心见性，立地成佛。知止，一天到晚这就知止啊，啊，止了又止。 这个知止，那个止呢，就是因止见月这个止。你不因止见月，老看着这个止，这老是看月亮，老看不到，不能够当下成长，啊。 就只要肯承担，不肯承担而已。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嗯嗯，能承担不能承担啊？嗯，佛性就是侥幸啊！道理都懂，承担不了，这就是离开承担呢还有一段的距离。嗯，这个距离。 那就是要下功夫，一步一步地走，走到。初发性用功，那些个妄想多啊，昏沉多啊，啊，说哪里像不舒不舒服啊，啊，这个都有着的。不要说这么多人，嗯，打起用功的。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过程，人的本质也不一样啊，人家这个树根也不一样啊，怎么能够一概而论之呢？就是我这一餐或佛是谁顺顺当当的，啊，一点障碍没有。 把这个参念佛是谁，这个道理，我们今年呢，就把这个念佛的这个道理起这个疫情的，呃，就说的呢比较深刻一点。 <coughs> 要想用这个功。 你必须对这一法要深信不疑，那你才肯用啊。所以你这个功用不上去，疑心起不起来，说来说去呢，就是对这一法信心不足。啊，经中讲的“信为道远功德母”。 长养一切诸善根，这个信，佛法还就讲个信，佛法嘛，不是说眼前能够见得到的、摸得到的，啊，那个当然，这个就好，这个是好办呐，啊，就是看不到啊。 都摸不到，那怎么能够接受呢？这就要信了。佛也宗教，宗教它就是讲信仰，养而信之 <coughs> 啊。既然讲养而信之，就说明这个道理呢是高尚的，向上一多嘛。养而信之啊，信仰啊，养不就是这这这抬着头的这个养啊，嗯。 不要说是成佛作祖了，你就是升个天，升个天，说是你做好是能够升天呐，你也有个信仰啊，没这个信仰，升天，这天怎么升法的？天在什么地方啊？升天什么样的？ 说是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更加要信仰。谁去过的？谁去过回来给你报一个信儿，说是西方极乐世界是，那是确实好，极乐世界，啊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啊有几个人回来给你报信儿的？ 不是靠信仰吗？说是成佛成佛参禅明心见性开悟啊。也没有一个样板呢说是开悟是什么样子，那有个样板版那就。你们要想小点，这开悟什么样子？你们去看看，那开悟就那个样子。没有的。为什么没有呢？ 不是说你这个开悟的人还自私自利呀，不肯公开保守， <laughs> 不是的，因为他得到的东西，不是不愿意和盘托出，而是这一法没有办法。 给你看，你看有一个老修行在住山， <clears throat> 过去人这个住山呢，山里头都是蛮清净的，啊，一个人呢，住茅房住的都是一个人呢，没个伴儿的，哪有从山道友啊？那么也有的时候呢，有个把人呢去。 看望看望他，啊，那个住山那个老修行，他就说了几句话，他说，啊，山中何所有？他说我山底下什么都没有，山里长什么东西啊？也不是城市里下，啊，岭上多白云。说我这个山底下住山呐，那个山上头啊。 白云是有的，啊，这个云彩啊，飘来飘去的，只可自一月说这个白云，就是我住山的人，只可以我自己享受，不堪持赠君，能不能够？说是这个白云，我拿着来送人，当礼物送人呐？ 那不可能的事儿，就是说开了悟的人、悟了道的人，他不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境界啊，和盘托出，小视大众。这个就靠什么东西呢？靠信仰。养而训之，夫 <coughs> 是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、不狂愚者、不妄愚者。 难道说不可信吗？佛菩萨他骗你做什么？啊，他没有必要要骗你，啊，无非是大慈大悲，啊，说是剖心切切，眉毛拖地，为令众生开始误入佛智之见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，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角 哎，就想说佛法，就想把自己所证的这法说给大家听。一看不行，那不就想入灭度了？啊，后来嘛，就有人来劝请啊，说释迦诸佛都开方便的，开方便门呐。佛的一代时教。 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便啊！八万四千法门，三藏十二部都是方便。 <clears throat> 什么是真实的呢？教外别传啊！业主明心而悟道，不是的那个。 释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，那个公难释迦牟尼佛没说话呀，啊，就把那个大梵天王供佛的摆在面前的那一朵莲花，啊，拿在手上举起来，小视大众，没说话。 就用这个方法，疑心印心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啊，这叫做教外别传。传宗这一法，就是一代一代延续到现在。那 <clears throat> 是的，那个过去这是法呢，一代代传下来。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传给大迦叶。 啊，大家是要传播，我呢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一直传到达摩，达摩嘛，传到东土来，那么过去都是开了悟的，疑心印心嘛，都是开了悟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法呢，还是形式上还是一代一代朝传授下传的，啊，那未必凡是接到法的人。 都是开了悟的，那从这一点上讲，这个佛法，所以就讲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从佛教法院，我们现在到了末法，末法有一千年。末法呢，不是说没有法了。 不是没有法，末呢，就是微末的，逐渐逐渐，这个法的力量呢衰弱了，啊，就像太阳一样，啊，这个夕阳西下，衰弱了。真正到了没得佛法的时候，一万年以后。 那法就没有了，世间就闻不到佛法的名字，闻不到三宝的名字，那就没得法了。那我们现在好歹我们还闻到佛法的三宝的名字，而我们现在都是在佛的教法当中啊，有的出家的，呃，有的在家学佛的，都是佛的弟子，都是学佛的，学佛什么东西呢？学佛法呀。 嗯，有佛出世，那我们这个世间就有了佛法啊。世俗世间法，人的因素第一，佛法也不例外。没有佛，哪里有佛法呢？佛去世以后。 代代相传，有诸大菩萨、历代祖师、一些善知识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啊，虽然说一代不如一代，一又一代不如一代，他还是能够啊。我们搞门寺，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还标榜我们是正法呀，这个正法九度啊。 我们还不承认我们这是末法呢，嗯，菩提正法，正法的时间也有相法，也有末法，那末法的时候也有相法，也有正法。虽然我们都没能开悟，但是我们行的，就是这个正法。 那么这个正法怎么行？就禅宗这一法，我们用的这个参话头，起一请一直到现在 <clears throat> 都弄不清楚。在过去的人善根深厚。 闻到念佛是谁这句话，从那个最初一开始，他就深信不疑，时时刻刻，啊，一切处一切时都把这一个这个问题摆在心里像像个什么东西呢？像个蒺藜蓬一样。什么叫做蒺藜蓬啊？就带刺儿的，啊，那么个东西。 啊！你说这放在嘴里下，吞吞不下去，吐吐不出来，处在这种状态，你说他怎么过法的呢？嗯，要不你吐出来，要不你就把它吞下去。古人闻到这一法，哪怕看到这一法，他就深信不疑，啊。 不起第二念，他绝对不会说：“啊，你这个法，这是是是是，还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啊，他深信不疑啊。 <coughs> 现在的人，你叫他参念佛是谁啊？他这个话的经多了，啊，他说参念佛的是谁？嗯，那么吃饭的是谁呀？啊，那走路的是谁呀？ 啊，那就多了。我唱歌的是谁？跳舞的是谁？我睡觉的是谁？我做梦的是谁？啊，骂人的是谁？这这这多了。一禅宗这一法，不是哪一个人随便立的，都是历代祖师。 过来人，啊，官机社教，就明眼人设教是官机设教啊，嗯，什么机，设什么教，禅宗这一话在过去，啊，在唐宋时代那个禅宗鼎盛时代。 我们把它叫做呢，叫活学活用，没有固定的方式方法的，啊，随时随地，啊，都能够接念续佛，活学活用啊！你看这一千七百公难的就是活学活用啊，嗯，竖一个指头也能开悟，啊。 丢一个瓦片也能够开悟，看到桃花了也能开悟，听到流水多了，无因漏处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悟门。那个时候的鸡就是这种鸡啊，就以那个教应那个机，他人家都能开悟，都能够悟道，都能了生死。 人的这个习性是代代不同， <clears throat> 环境决定意识。比如说，八十岁的人是从八十岁以前那个时代过来的，可是现在二十岁的人，新社会长大的，旧社会的观念他是一点都没有。 啊，这两个人习性就不相同。怎么样适应现代的人这个习性？还不是现在呀？现在到了什么？现在到啊，现在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啊！从宋明以后，从这个大的这个化时代来说啊。 是国内的禅宗道场，所有的禅堂用功，同一参一个念佛是谁，都如是行的，从来也没有哪一个怀疑过。啊，可是偏偏也有人呢，那么念佛的是谁？那么其他的是谁就多了？走路的是谁呀？ 啊，你们说，你们想想看，为什么要参念佛？这是谁呀？嗯，假设我是个杀猪的，我把个刀子拿着要杀猪，那你就问：杀猪的是谁？一刀子捅下去了，啊，是不是的？那也是是谁呀？啊，一个动作就讲这么个是谁吗？啊？ 那我说再不好听的话就不好听了，是吧？你都要问个是谁呢？哎，这个现在人怪事情啊！ <clears throat> 嗯嗯，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？视智变聪，嗯，聪明也有聪明的好处，这聪明呢，对于我们这个佛法来说呢，聪明并不是一件好事情，嗯。 聪明啊这个聪明它不是聪明跟智慧是两桩事情，两码事儿。 <clears throat> 那还用能用功吗？说念佛是念佛就是我做，我就是我念的，啊啊你什么时候念我心念的，啊啊他这回的嗯，好像是满便当的， <clears throat> 那你还能建立信心吗？ 对这一法没有信心，你这个疑情怎么起法子？别人不晓得，我们家里像老和尚，哎，那是自小，那个几岁，三岁就能背心经了，嗯。当然呢，这都是过来人呐。 那还是小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拜了一个师傅。那不小孩子嘛，嗯， <clears throat> 好像蛮有善根的，就叫他叫他念佛。哎，叫他念佛他就念佛，听话呀。现在呢他不听话，哎，你叫他什么他就跟，他就跟你这个绕圈子、兜圈子。他听话，叫你念佛就就就念佛。 啊，一心念佛，嗯，什么都不想，一个人也不识字，也不懂事，哎，那叫他念佛，他就念佛，啊，三念念下来，他就能站在那就生西方了，他从来没对这个念佛这句话呢起一个怀疑的。 这念佛呀，我这么一天到晚念呐，念的默默了，那是不是能够生西方？他从来没这么怀疑过。从接受这一法开始，他就深信不疑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一直念下去。念到什么样的？念到站在这就往生了，那可是真正是往生的。 啊，你们学净土的人比我了解的多啊，啊，这个都有历史的，啊，都是现在的人啊。加 <clears throat> 上这个人你要叫他念佛，他就东想想西想想，这个佛是念不好的，西方是生不了的。参念佛是谁也是这个样子，这里参念佛是谁呀？没有叫你参吃饭的是谁呀？啊，也没有叫你参走路的是谁呀？ 如果说过去的祖师，啊，那是过去的祖师都没得你聪明啊，啊，都不得你的眼睛明亮啊，啊，为什么是单单这么参念佛的是谁呢？而不参走路的是谁？本来这种事情，这个道理。 不是在禅堂里向打棋的时候讲这些个事儿的，讲这些个事儿，兜落是非，用不着大家都得用功啊啊，共修同修这一法，打了七个，啊打了六个旗下来的，你那个思想里向还是颠三倒四的，究竟还是念佛是谁好？ 还是谈吃饭是谁好，还是谈睡觉是谁好？嗯，还没定下心来。那么，既然有人问话，提到这个问题， <coughs> 我们也不妨呢，回答一下。 呢，这必须要现钱的，时时刻刻现钱的。啊，漏顺经的，它是不是时时刻刻现钱的？啊，哪一法是时时刻刻现钱的？为我们做手观经的。 啊，要要这要这这个官嘛，要这要要要能官之治，所官之敬啊。参年佛是谁？施法界，一正庄严，若因若果，都可以参。 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不动则已，一动，它必须落到依法界。啊，你这个心能够想地狱，能够想恶鬼，能够想畜生，也能够想，啊。 这个天人五修罗四圣法界都能想，你看你这个心想哪一法界与你这个心最相应？想哪一法界能够启发你这个心？大家要知道啊，念佛的是谁？佛是什么呢？不是你们这个所所理解的。 念佛嘛，要不念阿弥陀佛，那就是佛；要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这个佛。你这个理解的呢，就比较浅了，啊，不但是浅了还外了 这个道缘不是莫向外求，要向己求嘛。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脚啊，不是脚物的脚啊。从念佛这两个字，那就是说背尘合脚，对不对？ 念佛不是背身合脚吗？念佛就是念脚啊，佛者是脚也，不是背身合脚吗？背身合脚那你就成佛有期，了生死呢也有份。啊不念佛啊，念吃饭啊，念吃饭，你这个是还是背身合脚还是背脚合尘呢？ 是因为有人问，有人这样子想，说我们呢，这个把这个问题料料的跟大家分析一下，让大家知道，参念佛的是谁，它的深刻的道理。那么念佛的是谁？就是念脚的是谁？脚就是我们。 本有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本有的什么东西？本有的本角，本角的离体。那么这个离体怎么样子把它启发起来？那就用用实角能观的。 智慧，那参念佛是谁呀？你说念佛是谁？不是心外之法，能参的这个心，所参的这个念佛是谁？这不是两个呀？我们常说的嘛。 你三念佛是谁？三念佛是谁就找自己呀，自己找自己。你看这不是怪事情吗？怪事情，它就是怪，就怪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要你自己找自己。自己找自己怎么找法的呢？嗯，正是因为自己找自己，所以佛法是不二法门。 如果自己找个别人，那就成了二法。念佛这是谁？就是自己找自己呀。啊，佛就是觉，悟就是我们当人这一念心。 <coughs> 这叫做呢，在三音上讲，这叫做了音嗯，了音呐，就是我们这个，虽然我们是众生嘛。 这个一念心是有知觉的，啊，嗯，能分别的，知痛痒的，啊，就这一念心，这叫做了因。 <clears throat> 那么这个了因之所以能了，它必须借缘的，啊。 不得尘缘，不得外缘，这个心它不起来的，就是我们打妄想一样。你也打妄想，你这个心，它不能自己随便起来啊。它一定有一个外境， <laughs> 有一个尘缘，才能够起来。了因跟这个元因呢，这两法起作用。 那我们这个正因呢，就能够显现。大万四千法门，那是那是那是说的这个大而言之，啊，简要的说，无论是念佛也好，修观也好，都一样。 心了，自心。你说我们修行，修行怎么修法的呢？现上讲修心。你说这个心，修哪个的心呢？不是修别人的心呢别人的心不让你修啊修自己的心。那我请问你，修自己的心，你拿什么修？还是拿手修？还是拿脚修？修行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心来修呢？ 啊，是不是自己拿自己的心修啊？自心了，自心呐。本有的侥幸，本来有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就是皆有侥幸啊！就是我们这个当人一念心，这个明明了了的， <clears throat> 就这个性。 而这个性呢，是本来有的，本脚嘛，本脚是本来有的，啊，实脚，这个实脚从什么时候起来的呢？实脚是以本脚起来的，没有本脚，你哪里有实脚啊？这个实脚要借缘的，啊。 诸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。哎，这个从缘起呢，就是实教。什么缘？佛法因缘。没有佛法，我们晓得什么叫做成佛呀？晓得什么叫做呃什么实教本教？什么也不懂。 如果参禅参天佛是谁在禅堂里用功，那么这些法如果没人讲，那有好出发现他也是也是不懂的，啊，一无所知。那必须加以外缘，那个佛种从缘起，诸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。嗯。 啊，有这个因，再有这个缘，那么你这个本觉之性呢，它就可以，呃，逐渐逐渐可以显发出来。参念佛是谁？这个念佛是谁？就是你自己念的吧？不能说别人替我念的，哪个代你念的？明明是你自己念的嘛。 谁都会念佛，都是自己念的，自己念的还要问是谁谁念的？你看这个事儿，啊，佛法就是这个样子，这就叫佛法。明明是自己念的，还还要找这个谁？为什么呢？确实明明是你念的。 确实，你这个念佛是谁这个人呢？你找不到，见不到，见不到有什么坏处？见不到你这个人没有主宰呀！啊，你见不到你念佛的这个人，你将以什么为你自己呢？你以什么为自己啊？自己没有主宰。 没的主宰那就随波逐流，啊，就枉入生死，就犯这么个毛病。你把那个念佛的这个人找到了，你就有了主宰了。找到自己有主宰以后呢，一切法那都是我自己，都是我自己的受用。这是个佛法的，啊。 呃，也可以说基本的道理，也说是呢这个基本的常识。但是我们要就是用功的人，呃，一点都不理解，所以这个下手就难了。怪不得，呃，参天不是谁，我就不如参吃饭是谁嗯，我们说那参吃饭是谁？那个杀猪的人，呃呃，拿起刀子去了，他就问那杀猪的是谁？你看那一样不一样啊？ 不一样嘛，怎么说怎么说，他都不理解，这个没得办法，嗯，同是一句话，一句话，人人听着都不一样啊，啊！你比如说，佛佛以一言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那不一样啊 禅宗这一法，既然是正法，何担如来的家业，这个正法，哪个来贺丹呢？啊，人能弘道啊。所以有人问， <clears throat> 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，啊，生青年？ 就是这一位一位年轻位一位比较年轻的一位师傅啊，啊，这都是有抱负的。年轻人都有抱负，啊，想红法立山，想成佛作祖，想青松林建道场，想做一番事业，都有自己的崇高的、伟大的这些个抱负，那是非常好的。 作为一个僧青年，我们看看，我们都是小佛的人，即为佛子，当行佛事。既然都是小佛，我们也晓得佛给我们做了哪些个榜样。 <coughs> 释迦牟尼佛，他作为一个太子。 啊，作为一个太子，这个不想做这个太子，啊，不谈不想谈世间的王位、荣华富贵，啊，他就实现了出游四门、官生老病死，哦，出家修道。 成佛度众生， <coughs> 佛就是用这个一代十教给我们做的这么一个榜样。再看看释迦牟尼佛，这个一生一世做什么事儿？不做生意，不做买卖，做什么的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说法。 书法四十九年，参经三百余回啊书法做什么事情呢？书法渡人呐。那么这个佛法就是书法说的渡人，究竟这个佛法还是世间法，还是出世间法？啊，我们这个佛法，有这个佛法。 还是出世间法还是世间法呢？一从宗教来讲，任何宗教都没有出家的，啊，伊斯兰教他也不出家呀，天主教也不出家的，啊，只有佛教讲出家，出家出家嘛，佛就这么做的嘛，佛就是出家的嘛。 佛出家，佛出家了生死啊！那现在这个佛教的口号，跟过去就不一样。嗯，过去的佛法，过去的佛法的人才的培养，也不是像现在。你说过去的祖师啊，高僧大德啊，那些个善知识啊，那么多，怎么出来的？ 啊，哪个上过佛学院呢？没上过佛学院，那没上过佛学院，他能成祖师？啊，那恐怕你这个上过佛学院的，还不一定能就能成祖师的。佛法要什么样的人才承担佛法？就是把我们这个佛法啊，嗯，这个门庭撑起来。 要什么样的人？对的人讲用功办道，讲了生死，这是不要听的。呃，是是什么了生死啊？啊，嗯，你不要听的。啊，那么讲什么呢？现在的佛教的口号叫做“人生佛教”。 提倡人生佛教，建立人间净土。什么这个人生佛教呢？就把这个佛教纳入人的日用生活当中。嗯，就是你在日用当中，无论你是能工商啊，呃，做什么事情啊，迎宾待客啦。 出入往返呢，啊，做什么事情啊，啊，都有佛教，人的生活化，把这个佛教呢，成为人的生活化，建立净土，这净土他也不要成西方，都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还不得人了，或者麻烦了， <coughs> 啊，建立人间净土。 建立人间净土，《维摩经》中讲的，心净的土净。怎么建立这个人间净土呢？先从这个心建立，心净了，土就净了。心不净，土怎么能净啊？这是佛法的根本道理。佛法是讲出世的，佛法也是讲入世的，还是先出世而后入世。 还是先入世而后出世，你们把这个啊这辩证的关系搞清楚。书法是一个大家庭，这个家业哪个来承担？啊，以什么为书法？书法在人类社会起什么作用？ 啊，这个都要值得我们，嗯，认真思考的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盲无目的啊，不晓得这个做人怎么做，不晓得修行怎么修，啊，莫衷一是，就不晓得怎么对。所以，我们也常常感觉到。 现在的佛教，这个不能怪别人呢啊，佛法的灭也好，兴也好，不是外边的势力所能够啊所能够操纵的，你在于自己呀，在于自己呀。 我们常说，有些个寺庙，就是我们现在拿这个寺庙道场来讲，啊，这寺庙都是道场啊，啊，还有那么多的寺庙没有宗旨的，啊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，当然也不代表，不是代表大家，我这么看法，这个宗教没有宗旨，也就是像我们一个每一个人一样。 每一个人也有一个宗旨呢。你就是在家的人，不出家的人，在人在社会上，他也要自己有一个奔头。我将来还搞个什么东西？士能工商三十六行，都有个人的选择。那我们小佛的人，也要有一个目标啊，也要有一个选择啊我们这个路怎么走法的呢？小佛的这个路怎么走？ 事情怎么做？从我们现场上看，是吧？从我们今天在广播寺这个禅堂打击这个现场上看，应该说都是心心向道的，这一点啊是不能抹杀。而且高门寺行的这一个道呢？ 是想明心见性，是想了生脱死，是行的这么一个道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这个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承认的，都能接受的。如果要是拿现在的社会来讲，我们搞的是现在目前这个现象。 有的人呢，啊，那是可以抱同情心的；他有的人还不以为然。 <coughs> 但是要想不要培养佛教的人才，那就我们要呃从各个方面要提高我们的素质。之所以。 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佛教界，啊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出家众，啊，就是不能够为社会所重视、所尊重，素质不够，嗯，素质不够啊！你要社会上人尊重我们，你我们要有要有足够人家尊重的东西。 他自然会尊重你。假如说我们出了家了，做了和尚了，受了戒了，什么事不做，专门给人念经、烧毛桑纸、烧锡箔，人家会尊重你吧？他不会尊重你的，你这个是就等于说是是是是是，呃嗯，这必犯如来啊！这种现象一给社会上。 啊，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呢。嗯，这是我们顺便呢谈到这个地方呢顺便说两句。高门寺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，呃我们自己总认为呢，自己我们走的是正路，啊，是正修行的道路，啊，希望能够正法久住，为佛教增光，啊，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。既为佛子当行，我是福利家人，哪个承担呢？ 啊，要承担如来的家业，不是凭嘴的，像说一句话的。要下功夫，啊，要认真的，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做得到的。广明寺确实存这么一个心，禅宗这一法。 啊，希望大家呢万紫千红，啊，人家红也好，不红也好，搞门事我们是绝对要红的，啊，一定要红这一方，啊，这个在不辜负我们作为一个为佛的弟子，报佛恩呐，啊，所以说行丛林见道场为报佛恩，佛恩难报。 拿什么报佛恩呢？就是弘法利生。啊，树宗旨，提正令，啊，禅风依旧属雨完。高门寺过去、现在一直是一个专门禅宗道场，这个宗旨不会变的。 宗旨是厉下来的，要有人呐，啊，是希望说是后继有人，嗯，是的，非常令人感慰，啊，反正欣慰呀，嗯，这个禅堂，呃但愿后后胜于前前。 啊，是后来的人就超过前头人，嗯，啊，弘扬禅宗这一法，他那么要人呢，没得人是不行的，啊，绝对要人，啊，而且禅宗的人呢还特别少， <coughs> 假设这一个寺庙里向，这个禅堂里向，有一个人在。 这个禅堂呢，就像一个就像一个桶一样，就箍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这个桶一上这个箍没有了，马上就散。有这么危险？高明寺啊，嗯，哎，嗯，这个维持这么一个道场，啊。 也是煞费苦心的，哎，确实呢，走这条路，就像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啊，时时刻刻都沾着心思啊，啊，世间法呀，就是这么个，就是这么个地，就是这么个，就是这么，个就这么回事了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想呢，呃，佛法讲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啊，只要我们在正法上行。 他就会感应道交，一定会有三宝的加倍龙泉的护法。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这个，我们在这打棋有这么多的人，这一个俗生姻缘呐，来之不易的啊。这个几个棋打下来，呃，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呢也有很多的打闲差的事情，嗯，有的时候嘛自己也懒，啊，所以问话的机会不多。